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九十五集。老鸨看刀疤许久没有回来，壮着胆子走过来。他见刀疤停在一间屋子前，似乎在朝里面看，老鸨的心又狠狠跳了跳，陪着笑脸迎上来。 <laughs> 王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姑娘还在前面等着您呢。刀疤现在没兴趣看别人的活色生香，他还等着去发泄自己的。他往后退了两步，问：“这个房间是什么时候开的？”早就开了，大概在半个时辰前，刘爷就带着姑娘进来了。刀疤男彻底放心了，这个时间和屋子里的状况处处吻合。 里面的人在刀疤男之前进门，还有老鸨亲眼所见，种种综合看来，里面的人没时间出来跟踪他。刚才应当是他多虑了。刀疤男觉得没意思，大步朝外走去，老鸨连忙追上去，讨好的问：“那雨姑娘，送到房间里吧。”老鸨大喜过望，他们妖界确实不在乎名声，在他们看来。 男女这种事儿，和喝水吃饭一样，都是身体自然而然的欲望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若是换一个妖族，刀疤男想在走廊上要了他，那也就要了。偏偏与妖族不同，与妖族因为长得像仙族，也沾染了几分仙族的性子。与妖族是妖，比之三十六重天的正统仙族已经放荡魅惑许多，可是和其他妖族比起来，还是太保守了。 要是今日刀疤非要强来，今日之后，恐怕这个羽妖族的灵武也要一蹶不振了。好不容易捧出来的招牌，老鸨还挺舍不得的。老鸨连忙应道：“哎，好，魔爷，您的房间是天字四号饼。外面的人声渐渐远去，洛寒躺在桌案上，腰部悬空，整个人上不上下不下，林青霄的长发垂在他耳边。 手撑在洛寒肩膀处，他的衣袖自然落下，将洛寒的袖口压住。洛寒几乎整个人都覆盖在他身下。洛寒就算是没经验，也知道这种姿势不太好，他偏脸轻轻咳了一声，说：“嗯，他走了。”林清霄也尴尬得完全没法直视洛寒，他道了声歉，随即从桌案上直起身，立刻背过身去。 抱歉，刚刚事发突然，我并非有意冒犯。我知道。洛寒全身骤然失力，撑在岸上缓了缓，才感觉神志归位。嗯，为了任务，失职从权，我懂。林青霄背对着洛寒，正要说什么，忽然耳尖一动，床帐里面的正主听到动静要醒来了。林青霄脸色一变，顾不上尴尬。 立刻转身示意洛寒赶紧走。然而洛寒还没站起来，一时半会儿根本反应不及。林青霄见里面的人已经要掀开帘子了，管不了许多，俯身抱起洛寒，飞快推开后窗，跃了出去。正在里面睡觉的刘爷掀开床帐，垂着头喃喃：“我睡前把帘子放下来了吗？哎，后窗怎么开？” 我就说怎么这么冷，原来是窗户开了。此刻，林青霄从后窗中飞出来，足尖在窗沿上轻轻一点，轻飘飘飞过众多房间，又轻又稳，身若惊鸿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手上还抱着一个人，洛寒被打横抱起，后背完全悬空，他本能害怕掉下去，只能被迫抓住林青霄的肩膀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 却脸上有刀疤，那个魔族的房间。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儿？刚才他们走时说了，天字四号丙。说话间，林青霄轻巧落在栏杆上，他弹指在后窗上撞了一下，随即利落翻窗而入。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浑然天成。洛寒看着都惊呆了，他忍不住低声喃喃：“未免太熟练了吧？这难道是种族天赋？” 林青霄从外面抄直道飞过来，比刀疤男先到一步。此刻屋里还没人，他站稳后，飞快寻找合适的藏身之所，最后看中一道帷幔。这道帷幔夹在房柱和衣柜之间，长可垂地，在柱子和衣柜间圈出一片独立的小空间，从外边很难看到，而且这里离后窗也近，如果有意外情况，随时可以破窗而出。 林青霄把洛寒塞到帷幔后，听到他的话，无奈说：“什么种族天赋？别乱说，不是种族天赋，那难道你是熟能生巧？”洛寒也挑眉，低声问：“你瞧瞧你撬门、翻窗、藏身的动作如此熟练，要不是我知道你的经历，我都要怀疑你一直在演戏，实际上是个情场老手了。”没有，林青霄表情严肃，很认真的反驳。 这是很基础的身法罢了。洛寒本意是调侃他，结果他很正经的解释，反倒让洛寒不好意思继续了。他再说下去，总有种欺负老实人的罪恶感。林青霄把现场清理好，就放下帷幔。随着帷幔落下，光线顿时大暗，两人仿佛连呼吸都能听到。洛寒莫名尴尬，他后退一步，想拉开两个人之间的距离。 没料到后面有个小小的台阶儿，他被绊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缝隙里空间有限，洛寒这样一跌，脑袋直接往墙壁上撞去。就在即将碰到的时候，他后脑伸过来一只手，稳稳垫在他和墙壁之间。林清霄张臂环在他身前，他今日的衣服是长袖，这样一来，洛寒像是被他圈在一个独立的小世界中一般。 帷幔里光下暗暗的，林青霄低头看他，一双眼睛漂亮的摄人心魂。小心。洛寒半靠在墙上，前面是他，后面是他的手。洛寒都不知道自己该放在哪儿，最后他轻轻咳了一声，问：“ <coughs> 他们怎么还不来？我们该不会进错房间了吧？”这里确实是天字四号病 林青霄微微皱眉说：“可能是路上耽搁了，再等等。”不知道林青霄自己是否发觉，他认真想事情的时候，脸上一派正经，眼神极度专注，其实特别勾引人。洛涵赶紧别过眼睛，尽力把自己缩得小一点。那我们一会儿要怎么办？我在典籍上看过一种秘术，叫梦心引。 林清宵说完，自己都不自在地咳了一声。这种秘术失传已久，知道的人不多。只需趁一个人心房放松的时候施展梦心引，就可以短时间内控制对方心神，向其询问事情不会有一次虚假。等施法结束后，对方只会觉得自己做了个梦，不会怀疑其他。洛寒了然，这是吐真记的仙界高阶版。洛寒顺着这个思路想了想。 忽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。你说的在他心房放松的时候施展梦心眼，该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放松吧？林清霄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尴尬起来。是。洛寒啧了一声，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向林清霄。 <tsk> 真人不露相，看不出来啊！你竟然连这种东西都会。我翻书时看到的。 并非有意寻找，那我怎么就找不到这种书呢？鹿晗故意调戏道：“你之前还说藏书阁中的都是正统典籍，连媚妖这种邪魔歪道的都没有，那为什么反倒有梦心引了呢？”并非在藏书阁，林青霄明知道他故意的，但还是无计可施。看的书多，难免会涉及到这些。鹿晗被近距离秀了一脸，他正要说什么。 林青霄突然伸手堵住他的嘴唇：“嘘，来人了。”洛寒当即噤声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外传来走路声，突然门被砰的推开。洛寒算是明白那个刀疤男为什么耽搁这么久了，原来他带来了两个女子。魔界果然很开放，明明刚才在走廊时还只有一个，这才一小会儿不见，就变成了左拥右抱了。 好在刀疤男并不打算调情，一上来就直奔主题。洛寒正在纠结要不要屏蔽听觉，清静一会儿，忽然见林青霄举起手，又捂住他的耳朵。洛寒愕然地抬头看向林青霄，林青霄十分坦然，还垂眸示意他看通讯令牌。这个令牌是天宫军方出品，机密性一流，没有灵气波动。 即便近距离使用，也不用担心被人察觉。洛寒低头查看消息，发现林青霄说：“非礼勿听，你就不要听了。”洛寒牙酸，毫不示弱的回复：“公事公私是私，请你把公务和私事分开，不要影响我完成任务。”林青霄没办法，只能暂时空出一只手回复消息：“我会在合适的时机施展梦心眼，你不必担心任务。” 你自己听却不让我听，我没听。洛寒出奇愤怒了。你没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他到那个点？啊林青霄还没回复，外面女子的娇吟声戛然而止。正在争吵由谁来听梢的两个人一起震惊了。洛寒几乎是本能用嘴型比划，这么快？林青霄看懂了他的唇形，当即瞪了他一眼：“说什么呢？什么快不快？” 是女孩子家家说的话吗？虽然她也觉得是有点过于迅速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